第三十二集，尤虫闻言哼笑一声道：“哼，我看你是没这个时间了，明天就会车展。”夏成风遗憾的拉长音调：“那真是太可惜了。”他话语微顿，转而又似想起什么来般，淡笑着补充：“原本有人约我今天去看，只是我拒绝了。”周轩满脸戏谑：“哦。” 这回又是哪个院的院花在追你啊？夏成风道：“本部表演系的方兴宁，认识吗？”身侧立即有人道：“被拍到和林和熙进宾馆开房，然后在校内论坛挂了好几天热帖的那个吧？”“是的。”夏成风脸上表情淡下来：“长得嘛，挺合我口味的，可惜和林和熙那样的人混在一起。” 听见林和熙的名字，周轩冷笑出声。夏乘风抬眸看他，而后笑了起来。哼， <laughs> 怎么，你还和林和熙那些人有过过节？是结了点梁子。有人率先替周轩答：先是林和熙故意和我们抢篮球馆的使用权，然后宁南又差点撬走我室友的墙角。提及这两人，他没给任何好脸色。 都是一丘之貉。始终靠在沙发背里没说话的油虫，在听清他话里的内容以后，骤然撩起眼皮来。经由他这么提醒，油虫也记了起来。最初对林和熙这个人有印象，还是在篮球馆和宁南起争执对峙那一次。当时他并不认识林和熙，因而也不会太过在意和深究宁南口中的话是真是假。如今再稍稍回想。 只觉得林和熙本人不在场，仅仅凭借宁南几人的说辞就暗投林和熙是纠纷源头，实在是经不起推敲。且有了上次他们在宿舍后的小篮球场上闹出乌龙的事，由虫不难看出，宁南的那几个小跟班与林和熙并不是一条心。再加上从周轩那里听来的四级考试作弊的事，找替考的事，也并不是出于林和熙本人的意愿。 挂电话以前，对方的询问再度回响在脑海中，有崇无意识的拧紧眉头。他忽然在心底意识到，林和熙如今的生活和处境简直堪称糟糕至极。亲生父亲对他没有任何感情，名义上的母亲想要将他牢牢掌控在手心里，同父异母的弟弟也不喜欢他，为数不多的朋友皆是表面惺惺作态，背地里却视他为眼中钉。 就连亲生母亲也已经去世。尤崇微微沉默，考虑到林和熙平日里再怎样懒散和轻佻，也不会拿亲生母亲去世的事情来开玩笑。即便被生母抛弃的事只是故意消遣他的玩笑谎言，生母去世的事也不是能够轻易拿来当做玩笑消遣的事。思绪倏然止住，尤虫面露正色。 既然林和熙已经是打定主意要欺骗他，又为什么要在谎言中夹带真实存在发生的事？真假半掺，的确更能取得他的信任。只是，尤崇心中陡然生出一种堪称荒谬的可能性来，脸色隐隐不太好看。他打断其他人的话，沉声问：“林和西路那条路上，是不是有一家医院？” 众人相互茫然对视，片刻之后，才有人想起了回答：“没有吧？”接着又有人附和：“我去过那里，别说稍微大点的医院，就连小诊所都没有。”尤冲目光扫向剩下没回答的人，有人已经打开地图软件，将搜索后的结果拿给他看：“那你看地图上没有，那多半就是真的没有。” 游虫没有说话，在座的人纷纷跳过这个话题，转而提起其他的事来。始终蹙眉沉默的夏乘风却在此时笑了起来。有是有的，但是我们当时都还小，所以不知道而已。他眉头轻轻舒展。我也是才想起来，去年听我爷爷提起过，林河西路有一家很小的私人医院，只是很多年以前就被拆掉了。 说完，他面露疑惑：“你问这个做什么？”没有回答他的话，心中逐渐生出淡淡的悔意。尤虫神色复杂的起身，抬步跨出沙发外：“你们玩，我有点事要回学校一趟。”没有朋友是真话，被生母遗弃在医院里也是真话。比起亲生母亲去世这件事更为糟糕的，大概就是连亲生母亲在世时。 也不喜欢他的存在。他步伐极快的朝别墅外走，脚步迈出时，甚至有几分不易察觉的急切。在前院找到自己的车，尤虫开门坐入驾驶位，垂眸扫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。此时离林和西打语音电话过来找他帮忙，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分钟。挂掉语音以后，林和西才想起来自己能用手机打车。 只是时间已经接近深夜，打车软件上迟迟没有人接单。反复取消过几次以后，终于有人接单，只是对方距离有些远，开车过来大概还需五分钟左右。两个醉鬼乖乖地坐在路灯下，没有发出一点吵闹的动静。林和熙也在路边蹲下来，拿出手机排位打游戏。约莫三分钟以后，一辆车从浓浓黑夜中划出。 缓缓停在他面前，借着暗淡的光线清扫一眼，确定是全黑的车身。林和熙起身去明亮的灯下扶那两个醉鬼。大概是嫌醉酒的人麻烦，司机坐在驾驶座，没有下车帮忙。车内亦没有开灯，摸黑将方清明和他朋友送入车后座。林和熙弯腰退出车内，正要抬手关上车门，绕去副驾驶座时。 林和熙余光扫过面前这辆车的全貌，又扶着车门猛地顿在原地。这辆车的车型并不是他在软件上约到的那辆，也不会有人开价值不菲的豪车来接送客人。最后，林和熙觉得这辆车有点眼熟，他转身去看车牌，车牌号也是一串十分熟悉的数字，心中微动。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身体已经先于大脑做出行动。 林和西快步走向驾驶座，在漆黑一片的车窗前弯下腰来，抬手敲了敲驾驶座前锦河的车窗玻璃。车窗在他的动作里降下，缓缓露出尤虫那张英俊深邃的脸来。对上尤虫那双熟悉的眼眸的那一刻，林和西黝黑清润的瞳孔亮了亮，继而眼眸微弯笑了起来，触及他眼里流溢而出的笑意。 尤虫的眸光微微转身，也不知道是夜色太黑，还是脑中有关林和熙家庭背景的信息作祟，又或者是林和熙那个笑容过于纯粹和惊喜，有那么短短的一瞬间，尤虫眼前浮现出来的，竟然是巷子里那只小小的流浪猫叼着吃食仰头看人时，懵懂却又殷切的模样。